你的手机没找到，山涧太大了，不用找了。我们必须立刻动身，大雪要封山了，买家也等不及。到了地方再见机行事吧。是。他们俩已经试了。嗯，跟我预期的反应差不多。难道是我错了？有问题的是秦川。 恰恰相反，想发财、想掌权、想一夜暴富才是正常人情。人有求，财有弱点。不肯注射，这说明没问题。秦川的行为逻辑是通顺的。那，那江婷，你知道这世上最难相处的是哪种人吗？无欲无求，不是完全不讲物欲。 只追求感情，爱之欲其生，物之欲其死。一旦爱翻转成物，就十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情感越刚烈纯粹，越容易这样。哦，从今天起，让公阿谁带人盯着江婷，不要让她落单，也别让她跟任何人独处。还有，别再给他任何碰瓷你的机会了。 去吧，是。江婷，你，你在哭吗？没有。你在害怕吗？ 怕死，我怕你死。只要你活下来，我我可以死，没关系的。只要你能活下来，只要你能活下来。几年不见，最近好吗？ 不怕死，怕不怕那个警察摔死？我说了，不准动。那你开枪啊！开枪！别怂啊！我希望记住一个至死不渝的爱人，妍希。我爱你，我想让你。 也成为那个不可超越的胜利者。大哥，车队已经准备好，可以出发了。到了瑶山，王鹏飞手下的老蔡会在云中寨街头验货。 你怎么把蓝鲸？大哥，走吧。啊！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。 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季第十二集。 来，杰哥，嗯，杰哥，我们老板说了，只要货没问题，他一定按照约定时间亲自带人上山来接。不过，咱们到底上哪儿接货去呢？这马上就要大雪封山了，你看这地方我们又不熟悉。 不熟悉没关系，到时候王鹏飞上了山，我们派人下去接他进寨，然后一起去地下工厂。嗨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这深山老林的……老蔡，你在王鹏飞底下做事也好几年了，他知道怎么跟我们打交道，你就别操多余的心了。哎哎， <laughs> 那谢谢杰哥提点。 哎，那个酒喝多了，我我出去放个水啊。嗯。 <laughs> 一个人在这烤火呀，天寒地冻的，烤烤火驱寒。哎，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寒冬腊月的，哪来的春天？哎呦，真挺冷的啊！那我也坐下来烤烤火。 你胆子也太大了！王鹏飞不是好糊弄的人，万一出什么事，你会被买卖双方的人一块儿弄死。谁让你来的？没事儿，姓王的暂时还信任我。刘婷非常着急，问缅甸那边怎么传不回消息了？他们的人死了。 啊，挺好的，也不受罪了。哎，对了，那工厂地址，你真没线索？没有。几天前我心太急，办错了一件事。他们现在防我防的厉害，但是黑桃 K 每次带人出去加回来的时间，都在六个小时左右。 算上验货、交程，来回收拾，工厂应该就在附近六十到八十公里以内。嗯，没法缩小范围了。 <sighs> 我再试试吧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吕让，我告诉你说，家里都挺好。好。 身体倍儿棒，吃慢慢香。吕，让我告诉你，甭担心了。嗯。 <laughs> 所以你注意着点多费费心。要是能确定存放大货的地下工厂在哪里，有人，我们，我，我们，我们老板。 绝对不会亏待你，啊，多少感谢费都好说。呃，要不交易完成后，给你抽这个数，啊？我安心待在这里，多少钱多少生意都能拿到。跟王鹏飞通消息，他能给我什么？做生意就好好做，横生枝节对我们双方都没好。 跟你们老板说，上不得台面的心思，省着点滚吧！哼，你这个人别不识好歹啊！咱们走着瞧。 还没去休息呢？啊！我刚才看见有个人从这里经过，是谁？哦，是那个姓蔡的。他来干什么？ <laughs> 我告诉了你，万一我也吃瓜了怎么办？ <laughs> 那怎么会？你想多了。 小事，而且已经处理好了，算了吧。都麻烦到你了，怎么是小事呢？好吧，他来打听咱们把货藏在哪里，说王鹏飞愿意给我感谢费，已经被我打。 王鹏飞这人做事一直不够地道，我早就发现了。姓蔡的刚才在里面就追着阿杰问工厂在哪儿，但碰了个软钉子。估计是看你落单好说话，过来碰硬钉子来了。那生意你还做吗？做。这种险也能冒，不怕被姓王的抽冷刀？这行当里能有什么正经人？ 不都是牛鬼蛇神？别说买家耍滑头，就算警察闻着味儿跟上来，这笔生意也得照做不误。黑桃 K 亲自赶来，看中的不是货本身，而是比蓝货更重要的简化合成配方。他肯定已经把地下工厂里的配方和生产流程都搞清楚了。这批蓝货这么大。 挺大的，得抓紧时间卖，不然变质了可惜。到底是怎样难以想象的巨额毒品，才会让黑桃 K 都觉得销毁了可惜？不过你别担心，就算碰上警察，我也不会让你出任何事。就像你曾经说过的那样，这辈子哪怕是死，我们都会在一起。 他怕是死。哎，那人是谁啊？ 你倍儿棒，吃慢慢香。吕让我告诉你，甭担心了。 老魏，老蔡传出消息了，交易将在瑶山的地下工厂进行，工厂地址确定在云中寨周边六十到八十公里范围内。还有，江婷从黑桃 K 座下轮胎的缝隙里提取出了一小袋泥土样本，已经交给黄兴去做检测了。这次行动事关重大，我们得尽快安排人手前去排查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 检测结果出来了，红山林接近沼泽地貌，结合云中寨周围六十到八十公里内这个条件，工厂应该就在瑶山的老家村。我现在就带人过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我是刑侦支队长，为什么不能过去？严学，江婷豁出命去当卧底，不仅是为了报仇，更是为了你的安全。如果你也杀到前线去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组织怎么跟江婷交代？臭小子！ 你可是严家的独苗，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爸还不得冲进省委大门上吊去？啊！小严呐，你主动请战的事儿我听说了，可组织上有组织上的考量，你就算不为自己，也得为你爸妈想想吧。让他去，只有千日做贼的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 既然你们说有毒贩想要弄死他，那就让严邪先下手为强，把毒贩弄死不就完了吗？刘厅长，吕局，我儿子再没出息，也不至于被犯罪分子吓得躲在家里。他没那么没用。 <laughs> 妈，谢谢。 <sighs> 不论前方是否强青击翠，踏出一步。 便将粉身碎骨，所有罪恶与仇恨，都将在你我手中了结。我来接你了，江平。 就是这里了，从这里下车往前走八九里，后边就是老家村，大半个钟头就到了。严队，我脖子上的假项链又掉色了。李局说咱们这次潜伏算三 A 级重点行动，装备不能潦草成这样吧？哪怕买个不锈钢的装白金也行啊。山里人不认白金，你们现在是县城来这儿收购药材的，身上的黄金越多越好。哦。 阿祥，待会儿走家串巷打听消息的时候，尽量别开口。跟村里人怎么套话，我都交给老张了。你俩跟着他，多看多听多观察，一旦发现毒贩出没的线索，立刻汇报。我在车上等你们。你生，老张，您是本地的老警察，我这两个弟子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不敢不敢。哎，千万小心，不要暴露，注意安全。嗯，我一定尽力。 大家检查好通信器械，保持联系。是。啊，那两位同志先跟我走吧，咱们先进村摸摸底细。 我包起来，下午我再过来拿。好嘞。唉，这家也不知道，跟前两家说的一样，入冬后这两个月就没外人进过村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唉，小梅，刚才那家的后院里有什么发现没？后屋附近没有通道、器材或封闭密室，唯一运输工具是辆三轮车。 也没有通风设备或水泥池等设施。目前看过的几家疑点都不大。你们城里的警察怎么能一下就看出来这家有没有疑点呢？一家人制不制毒，有经验的扫眼就能看出来。制毒需要很多设备，比如自制反应釜、过滤管等。哎，还有强力通风和水泥蓄水池，不然氨氯气味能飘出很远。这还是我们当年秦。 总之啊，只要沾了毒，逃是逃不掉的。哦哦，你们懂得真多。哎，村东头那家寨子比别人家都高，得有三层楼吧？哦，那是村长家。要不我们过去看看？ 整个交货计划是这样的：明天王鹏飞带人上山，就让他们往齐聚峰走，路上换两拨人来接。根据王鹏飞的车马速度，第一批人八点半开始到达这个位置的，我亲自来带，直到上了云中寨。第二批人接替换班继续带路。按照文少的意思，由秦川来带。 等秦川接到王鹏飞之后，文少会把交易地点发给他。到时候先检查定金，没问题的话，把他领过去就行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来，瓜池，你呢？老板说过了，就按你的计划走。行。还有件事，老板让我们定好计划后，先去中转站休整。待会儿。 可能要接批货，让我是好，那走吧。你开车去老家村，村东头那家三层楼的房子，就是我们的中转站。 这两位县里的老板可说了，以后可以定期来收蘑菇的。呃，收是欢迎来收的，就是四十八这个价。这村长家还真挺有钱了。韩小梅，差不多了。嗯。哎呀，我的钥匙怎么没了？你你这婆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还不赶紧找找，丢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呀？ 你还能知道个啥？啊！你打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哎哎哎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哎，你有话好好说呀！我打你还是轻的，一把钥匙都看不住，你怎么不把自己给丢了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肯定是走在路上掉出来了。那还不快去找？去就去嘛，凶什么凶啊？哎哎哎！ 是不是有人在敲门呢？嗯，是啊。哎呀，你这个婆娘还坐着干嘛呀？快去后院开门呐！啊，哎哎哎！来了，池哥，快进来。 这儿安全吗？安全。兄弟们以前出货，经常从这儿走。哎，你汉子呢？啊啊！家里来人了，在前面讲话呢。来人！这节骨眼上来了什么人？不不晓得，县里来收药材的。俺去叫老汉过来。收药材。 杨村靠着山，京城有人来收山货，不要紧。哎，等人走了，叫你汉子进来，老板有货要接。你去炒几个菜，烧点热水。这鬼天气，他妈的冷死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去弄来。 去外面转转，我也去。你，我没来过这里，接货也不知道安不安全。走吧。 传出去，得把那小丫头宰了。你来帮我，不行，我不能跟警察打照面。那丫头是我以前的同事，见面了我怕下不了手。什么？她出现在这里，说明这个中转站已经被人盯上明天王鹏飞不能从棋局峰走。你先去通知当家的，偷偷把院子锁起来，别让警察跑了。我去带你两个手下撤离。 待会儿你过来，我们再一起向文少汇报，让他增派人手过来处理干净。否则你自己贸然动手，很可能会走漏风声。如果觉得我的安排有问题，不如我们先联系文少说清楚。在外面遇上事，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？如果出了问题，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？ 就按你说的办。警察来了。什么？ 池哥呢？在前面，我们必须立刻撤走。哎，你是本地人，赶紧出去看看外面是不是已经被警察包围了。注意隐蔽，看一眼就回来。是。你也别愣着，把这几箱货搬进柴房藏起来，快，没时间了。 这一箱货大概多少啊？ <laughs> 两公斤吧。啊，这么少？啊，杰哥说分开装风险小。外面好像。 你，我跟你说啊，村长，这两位老板经常要来收货的。找找到了，真找到了。嗯， <laughs> 找到就好，找到就好。你们城里人呐，零碎东西多，小心点啊。 开屋啊！搞什么鬼？这么大声啊！池哥来了，在后面灶房上。 <laughs>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俺们家的灶房塌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 <laughs> 你们先喝茶，先喝茶啊！等等，站住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，老汉！住手！ 你个贱货，放手！老郑，快出去报警！快！你你监狱锁住了，妈的，又是哪？这群狗条子，一个都别想跑！七哥，七哥，后面还有人！你，你滚开，滚开！快去叫七哥，叫七哥来帮忙干死这几个狗条子！ 快！妈的，拦住他！站住！上！这些人！老张，干得漂亮！老子弄死你们这帮混蛋！小心，有枪！严哥。 狙击手来，警察不许动！把他压下去，包围起来，一个都别放走。小马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先去验伤？他们在后面有埋伏，他老婆出去搬救兵，韩小梅追出去了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，我也去。 是你把警察招来的，老子宰了你！ 要拖你一起没想到我的生命是终结在这里。叶袭，当时在元龙峡的山谷里，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其实，叶袭。 你现在还相信我吗？很想再回头再看你一眼。我不认为我在严队那里还有任何可信我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。那么，我爱你，严行，只是一眼。 燕哥，有人在叫我。什么？你没听见？没有啊。哎，燕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放开他！他疯燕哥，燕哥，燕哥，燕哥，燕哥， 再打他就死了。老高，快进来！杰动哥，来人！把他铐上，带出去。醒醒，江婷，江婷，醒醒！你看看我。 是的，警察来了，我要被抓起来了吗？是我，是我，江婷，江婷，江婷，怎么办？行动是不是失败了？好狼狈，这辈子都没有这么难堪的时候。 那些感情会怎么想？太……太狼狈了。江婷，我来接你了，我总算来接你了。你看我一眼啊，江婷，江婷。 看你怎么，了？看一眼就少一眼，是。就算咱俩一块活到九十九，不也是过一天少一天吗？没毛病。黄昏冷，雨本一场血色交锋。 纵横，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。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未变，善恶难懂。我身。 诀别，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。 转身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，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真实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。 昼夜不分，晨昏未辨，山河难夺。 前路如虹，纵然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下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，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光穿透了云层。尘扬出。